我儿，你也常去卖血。来，一盘炒猪肝，二两黄酒，那黄酒给我温一温。我这里不让你卖血，那你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呀。我现在一点力气都没有了，我卖了血都没有吃炒菜，所以啊，这一天许三观走在街上时，脸上挂满了笑容。 那笑容使他脸上的皱纹像河水一样波动起来，阳光照在他的脸上，把皱纹里面都照亮了。请听余华的长篇小说《许三观卖血记》，由仲维维演播。城里。 很多认识许三观的人，在他儿子二乐的脸上认出了许三观的鼻子，在三乐的脸上认出了许三观的眼睛，可是，在一乐的脸上，他们看不到来自许三观的影响。他们开始在私下里议论，他们说，一乐这个孩子长得一点都不像许三观。 一乐这孩子的嘴巴长得像许玉兰，别的也不像许玉兰。一乐这孩子的妈看来是许玉兰，这孩子的爹是许三观吗？一乐这颗种子是谁播到许玉兰身上去的？会不会是何小勇啊？ 一乐的眼睛、一乐的鼻子，还有一乐那一对大耳朵，越长越像何小勇了。这样的话传到了许三观的耳中，许三观就把一乐叫到了面前，仔细看了一会儿。那时候，一乐才只有九岁。许三观仔细看了一会儿后，还是拿不定主意。 他就把家里唯一的那面镜子拿了过来，这面镜子还是他和许玉兰结婚的时候买的。许玉兰一直把它放在窗台上，每天早晨起床以后，他就会站到窗前，看着窗外的树木，看看镜子里的自己，把头发梳理整齐，往脸蛋上抹一层香气很浓的雪花膏。后来。 一乐长高了，一乐伸手就能抓住窗台上的镜子。接着，二乐也长高了，也能抓到窗台上的镜子。等到三乐长高的时候，这面镜子还是放在窗台上，这面镜子就被他们打碎了。最大的一片是个三角，像鸡蛋那么大。 许玉兰就将这最大的一片三角捡了起来，继续放到了窗台上。现在，许三观将这面三角形的残镜拿在了手中，他照着自己的眼睛看了一会儿，再去看一乐的眼睛，都是眼睛。他又照着自己的鼻子看了一会儿，又去看一乐的鼻子，都是鼻子。 许三观心里想：“都说一乐长得不像我，我看着还是有点像啊。”一乐看到父亲眼睛发呆的望着自己，爹，你看看自己，又看看我，你在看些什么呀？啊，我看你长得像不像我呀？那，爹。 我听他们说，嗯，说我长得像机械厂的何小勇。哦，一乐呀，你去把二乐、三乐给我叫来。许三观的三个儿子来到了他的面前，他要他们一排坐在床上，自己搬着凳子坐在了对面。他把一乐、二乐、三乐顺着看了过去。 然后三乐、二乐、一乐又倒着看了过来，他的三个儿子嘻嘻笑着，三个儿子笑起来以后，许三观看到这仨兄弟的模样，像了起来。啊，呃，你们笑，他的身体使劲的摇摆了起来。哎，你们呢，哈哈哈哈的笑啊。 儿子们看到许三观滑稽的摆动后，哈哈的笑了起来。许三观也跟着笑了起来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这三个崽子越笑啊，越长得像。许三观接着又对自己说：“哈哈，你们说一乐长得不像我啊？ <laughs> 可是，一乐和二乐、三乐长得一个样啊？” 儿子长得不像爹，儿子长得和兄弟像，那也一样啊。 <laughs> 没有人说二乐三乐不像我啊，没有人说二乐三乐不是我的儿子。 <laughs> 哎，这一乐不像我没关系，嗯，这一乐呀，像他的弟弟就行了。接着，许三观又对儿子们说：“哎，这一乐呀。” 知道机械厂的何小勇啊，二乐和三乐是不是也知道？啊，呃，你们不知道，嗯，没关系啊。对，呃，就是一乐说的那个人呐，他住在城西老邮政巷啊，经常啊戴着个鸭舌帽的那个人。哎，你们听着啊，那个人呐叫何小勇，记住了吗？啊。 二乐和三乐来，给我念一遍。哎，对，你们听着啊，那个何小勇不是个好人，记住了吗？啊，为什么不是好人呢？你们听着，从前呐，啊，那时候还没有你们啊，呃，你们的妈呀还没有把你们生出来，这何小勇啊，天天的到你们外公家里去。 那去做什么呢？啊，去和你们外公喝酒。那个时候啊，你们的妈还没有嫁给我，这个何小勇啊，天天去，隔几天呢，他手里还提上一瓶酒。后来呀，你们的妈嫁给了我，哎，这何小勇还是经常上你们外公家去喝酒。你们听着啊。 自从你们的妈嫁给我以后啊，这何小勇就再也不送酒给你们外公了，倒是喝掉了你们外公十多瓶酒啊。对了，有一天呢，你们的外公看到何小勇来了，就站起来说：“何小勇，我戒酒了。”呵呵。后来啊，这何小勇就再也不敢上你们外公家去喝酒了。城里。 很多认识许三观的人，在二乐的脸上认出了许三观的鼻子，在三乐的脸上认出了许三观的眼睛，可是，在一乐的脸上，他们看不到来自许三观的影响。他们开始在私下里议论了。他们说：“一乐这个孩子长得一点都不像许三观，一乐这孩子的嘴巴长得像许玉兰。” 别的呢，也不像许玉兰。一乐这孩子的妈看来是许玉兰，这孩子的爹是许三观吗？啊？一乐这颗种子是谁播到许玉兰身上去的呢？会不会是何小勇啊？一乐的眼睛，一乐的鼻子，啊，对了，还有一乐那一对大耳朵，就越长越像何小勇了。 这样的话，一次又一次传到了许三观的耳中。许三观心想：他们一遍又一遍的说，他们说起来是没完没了。他们说的会不会是真的呀？这一天，许三观就走到了许玉兰的面前：“哎，你听到他们说的了吗？”许玉兰知道许三观问的是什么。 他放下手里正在洗着的衣服，撩起围裙，擦把手上的肥皂泡沫，就走到了门口，一屁股坐在了门槛上。徐玉兰边哭边问着自己：“哎呦，我前世造了什么孽呀？”徐玉兰坐在门口，大声一哭，把三个儿子从外面引了过来。 三个儿子把他围在了中间，胆战心惊的看着越哭越响亮的母亲。徐玉兰抹了一把眼泪，像是甩鼻涕似的甩了出去。他摇着头说：“我前世造了什么孽呀？” 我一没有守寡，二没有改嫁，三没有偷汉呐！可他们说我三个儿子有两个爹呀！我前世造了什么孽呀？我三个儿子明明只有一个爹，他们偏说有两个爹呀！许三观看到许玉兰坐到门槛上一哭。 脑袋里就嗡嗡的叫了起来，他在徐玉兰的背后喊道：“你回来，你别坐在门槛上啊！你哭什么呀？你喊什么呀？你这个女人没心没肺！哎，这事儿你能哭啊？哎，这事儿你能喊吗？你回来！”他们的邻居一个一个走了过来，他们说：“哎，徐玉兰，哭什么呀？” 是不是粮票又不够了？是不是许三观又欺负你了？哎，许三观，许三观呢？刚才还听到他在说话呀。哎，徐兰，你哭什么呀？是不是丢了什么东西呀？是不是又欠了别人的钱？哎，你说话呀！是不是儿子在外面闯祸了？ 这时候，二乐说了：“不是，你们说的都不是。我妈哭啊，是因为一乐长得像何小勇。”哦，是这样啊。一乐说：“二乐，你回去，你别在这站着。”我不回去。三乐说：“嗯，我也不回去。” 一乐只好说道：“妈，你别哭了，你回去吧。”许三观在里屋是咬牙切齿啊，心想这个女人真是又笨又蠢呐。都说家丑不可外扬啊，可是这个女人只要往门槛上一坐，什么丑事都会被她喊出去呀。 他在里屋咬牙切齿，听到许玉兰还在外面哭诉着：“ <laughs> 我前世造了什么孽呀？我一没有守寡，二没有改嫁，我三没有偷汉呐！我生了三个儿子。” 我前世造了什么孽呀？让我今世认识了何小勇，这个何小勇啊，他倒好，什么事儿都没有，我可怎么办呢？这一乐越长越像他了，就那么一次，后来我再也没有答应。 呃，就那么一次，这一乐就越长越像他了。什么？就那么一次？许三观身上的血全涌到脑袋里去了，他一脚就踢开了里屋的门，对着坐在外屋门槛上的许一兰吼道：“你他妈的，给我回来！” 许三观的吼声把外面的人全吓了一跳。许玉兰一下子就不哭了，也不说话。她扭头看着许三观。许三观走到外屋的门口，一把把许玉兰拉了起来。他冲着外面的人喊道：“滚开！”然后要去关门。他的三个儿子想进来，他又对儿子们喊道：“滚开！” 然后他关上了门，把许玉兰拉到了里屋，再把里屋的门关上，接着一巴掌把许玉兰扇到了床上。你，你让何小勇睡过。许玉兰捂着脸蛋呜呜的哭。许三观再喊道：“你说呀。”许玉兰呜呜的说：“嗯。” 睡过几次？就一次。许三观把许玉兰拉了起来，又扇了一记耳光子，他骂道：“你这个婊子！你还说你没有偷汉呢？我是没有偷啊，是何小勇干的。他先把我压在了墙上，又把我拉到了床上。” 别说了！许三观喊完，喊完以后，他又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说了：“你就不去推他、咬他、踢他？我我推了，我也踢了，他把我往墙上一压，就捏住了我的两个奶子。别说了！” 许三观喊着，又给了许玉兰左右两记耳光。打完耳光子以后，他还是想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嗯，他捏住了你的奶子，你，你就让他睡了。许玉兰双手捧着自己的脸，眼睛也捧在了手上。哎，你说呀？我，我，我不敢说。 说，你就给我吃耳光！我这眼睛被你打的昏昏沉沉，我的牙齿被你打的又酸又疼，我的脸像是被火在烧一样。你说，他捏住了你的奶子以后，捏住了我的奶子，我就一点力气。 都没有了，那你就跟他上床了。哦，一点力气都没有了，是他把我拖到床上去的。别说了！许三观喊着，往许玉兰的大腿上又踢了一脚。许玉兰疼得发不出任何声音了。许三观说。 是不是在我们家啊？是不是就在这张床上？过了一会儿，许玉兰才说：“是，在我爹家。”许三观觉得自己累了，他就在一只凳子上坐了下来，他开始伤心了起来。 九年呐，我高兴了九年呐，啊！到头来，这一乐不是我儿子，我白高兴了，啊！我他妈的白养了一乐九年呐，啊！到头来，这一乐是人家的儿子。许三观说着，突然又想起了什么。 他一下子从凳子上又站了起来，对着许玉兰又吼叫了起来：“啊，你的第一夜是让何小勇睡掉的，不是？第一夜是给你睡掉的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第一夜肯定是被何小勇睡掉的。我说点一盏灯，你就是不让点灯。” 哦，我现在才知道，你是怕我看出来啊？看出来你和何小勇睡过了，是吗？不，我不让你点灯，是我不好意思。不，你第一夜肯定是被何小勇睡掉了，要不为什么不是二乐像他，不是三乐像他，嗯？偏偏是一乐像那个王八蛋，哼！ 我的女人第一夜是被别人睡掉的，所以我的第一个儿子是别人的儿子。我我许三观往后哪儿还有脸去见人呢？许三观，你想一想，我们的第一夜见红了没有？见红了又怎么样啊？你这个婊子那天正在过节呢。 我天地良心呐！过了很长时间，许三观躺在藤椅里，两只脚还架在小凳子上。徐玉兰走了过来，许三观，家里没有米了，只够晚上吃一顿。这是粮票，这是钱。 这是米袋你去粮店把米买回来。不，我不能去买米。那，我现在什么事儿都不做了。我一回家就要享受。啊，你知道什么叫享受吗？那啊，就是这样啊，躺在藤椅里啊，两只脚架在凳子上。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享受吗？嗯，就是为了罚你！你犯了生活错误，啊，你背着我和那个王八蛋何小勇睡觉了，还睡出个一乐来，哼！这么一想，我的气又上来了，哼！你还想让我去买米？你做梦去吧！可是。 我扛不起一百斤米呀！哼，扛不起一百斤，就扛五十斤。这五十斤我也扛不起呀，那你就扛二十五斤呗。徐三官，我正在洗床单呢，这床单太大了，你帮我拧一把水吧。不行。 我正躺着呢，我的身体才刚刚舒服起来。我要是一动啊，就不舒服了。许三观，你来帮我搬一下这只箱子，我一个人搬不动啊。不行，我正躺在藤椅里享受呢。许三观，吃饭了。 你把饭给我端过来，我就坐在藤椅里吃。徐三官，你什么时候才能享受完了？那我也不知道。那一乐、二乐、三乐都睡着了，我的眼睛也睁不开了。你什么时候在藤椅里享受完了，你就上床来睡觉吧。 啊，那我现在就上床来睡觉。许三观在丝厂做送检工，他有一个好处，就是每个月都能得到一副现织的白手套。车间里的女工见了都很羡慕，他们先是问许三观：“你几年才换一副新的手套啊？” 许三观举起手上那副早就破烂了的手套，他的手一摇摆，那手套上的断线和一节一节的断头就像拨浪鼓一样晃荡起来。许三观说：“那这副手套啊，我戴了三年多了。哦，那这还能算是手套啊？我们站得这么远，你十根手指都看得清清楚楚了。哎。” 一年新，两年旧，缝缝补补再三年呢。 <laughs> 这手套啊，我还能戴三年呢。女工们又说了：“徐三官，你一副手套戴六年，厂里每个月给你一副手套，六年你就有七十二副手套。你用了一副，还有七十一副。你要那么多手套干什么呀？你把手套给我们吧。” 我们半年才只有一副手套啊！许三观把新发下来的手套叠得整整齐齐，放进自己的口袋，然后笑嘻嘻的回家了。《许三观卖血记》播送完了，录音、曲播、音效合成：严娟，由佳佳听书馆录制提供。这次节目播送完了。